世上和世上，我们上街去飞，我国祖国展望未来，但在重要的情感道上在，我们愿意刚刚有什么跟你刚刚干部干的东西。 看看我们样看到什么？夕阳还是夕阳？不，不是的，每天这个会休息。我们敞开心扉，看看什么？肯定，看看不肯定的心情。我们敞开心扉，每一天每一夜。 门下没几棵黎明，我们长杆鸡粪，赛在路上，今天我必打。有后没有吃我另择，没想互养惹。我没长杆鸡粪，我无功长王。 我来，但说重要的情感到现在，我们就去看看有啥么子呢？看看看，不无点甜的东西，看看我们点搞到什么？谁想很想，不费思考。 每天思考和休息，每天思考和休息，好笑。